军史专家呀评论说：“当这个德军步兵赶到的时候啊，基本上呢意味着苏军就不可能赢了。铁木辛哥更是应该考虑避免被包围。但是咱骑兵出身的铁大帅哪能轻易撤退？这可是认准一件事，哪怕前面就算有悬崖也要冲的人。叼着根屎橛子给个香肠不换啊，这是职业病的典型表现，只知道进攻。” 无视防守，如果他生在冷兵器时代呢，应该是挺吃香的啊！但是估计挂的也快。仅仅在七月三十号，铁木辛哥就让部队发起了十三次进攻。最逗的是，还有一支哥萨克骑兵部队。当时苏联跟德国一起侵略波兰的时候，总指挥就是这位铁大帅。估计呢，他想感受一下骑兵打坦克是啥感觉。当然了。 这玩意儿拿脚趾头就能想到结果，还是去给人送人头，还有送马头。马炸死了呢，能给德军改善一下伙食，补充一下热量。就跟那个电影《火烧圆明园》里，森格林沁率蒙古骑兵进攻枪炮齐鸣的英法联军一样。有人就问了，说他难道不知道这样的进攻是无效的，牺牲是无谓的吗？按道理讲，他应该不会不知道，只不过他不会别的进攻方式。 是吧？我知道这么做不对，但怎么对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就这么碰吧？因为我也拿人命不当回事儿，人是我们唯一过剩的资源。万一对手崩溃了呢？是吧？把人吓疯了呢？是吧？骑兵时代不就是两边对号吗？最后看谁先倒下，另一边就赢了吗？所以他只会这么干。眼看铁木心哥这么胡来，斯大林坐不住了，一次一次的失望，就是自个儿亲儿子也不能由着他胡作了吧？ 于是呢，就把这不争气的光脑袋叫到了莫斯科。铁木辛哥也真是反射弧够长的，他还以为斯大林是要关心他、帮他出主意呢。结果一进办公室，斯大林亲自用冷冰冰的口气跟铁大帅说：“铁木辛哥同志，经党中央慎重研究决定，解除你的西方面军司令一职，由朱可夫同志接替你的工作。你好好回家反省吧。” 铁帅没得可说，瘫坐在了椅子上啊！下一步是不是就军事法庭就崩了？是不是跟就走巴普洛夫的路子了？所以很害怕。朱可夫这个时候站出来给老搭档说话，说：“老大，我认为铁大哥已经很努力了，毕竟刚去时间不久嘛，战场情况风云变幻，睡觉还得暖被窝呢，更何况打仗，这还不是没把咱部队赔光嘛？已经很不错了啊！再给次机会，大家都是出来混的，是吧？那不容易。” 不得不说，铁木心哥虽说打仗白痴，但人缘不错，比较憨厚啊，不像弗罗西洛夫这样鸡贼，上厕所都恨不得算计着怎么整人。斯大林一想，成吧，怎么着也是自己的心腹，再给次机会吧。朱可夫一走，总参谋长缺位了，更麻烦啊。有道是，面子是别人给的，脸是自己丢的啊。金杯银杯不如自己的口碑。 铁大帅可真不能给脸不兜着，再输底裤都没了。但是，就算斯大林给机会，古德里安可是不会给你机会的。流氓会武术，谁都挡不住。八月一号，古德里安开始反击，德军第三、第四装甲师像出笼的猛虎、脱栓的疯狗一样猛扑苏军右翼，紧接着步兵跟进合围，成功套牢了苏军卡恰洛夫集群将近五万人的部队。 哎，这个有点奇怪啊！才合围了五万人，这太不像古德将的气势了吧？按理说，现在古德将手握几十万大军，照以前的打法，完全可以吃下，也有能力消化掉整个铁木辛哥西方面军啊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元首不揣冒昧的过来插手了。元首在作战会议中专门提醒古德里安不要冒进，切忌胃口太大。 出现漏洞，让苏军有机会逃生，应该用小而牢的包围圈，耗干苏军最后一滴血。没辙呀，军令不可违。在古德里安的回忆录里，他认为希特勒这种小家子气的放血疗法，根本就是浪费自己的生命。在苏联广袤的领土上，面对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的敌人，你包到明年也包不到莫斯科。 让自己的精锐突击集群去干派出所民警的活，太他妈窝囊，没辙。谁让人家是元首呢？啊，有钱的王八都大三辈儿，那就干吧，是吧？真干起来其实挺容易，在野外围巾苏军，对于德国人来说，毛毛雨啦。不到一周，德军就基本上肃清了包围圈。 俘虏苏军将近四万人，苏军损失坦克三百五十辆，火炮六百门。集群司令卡恰洛夫中将在突围中阵亡。你看，又是这种情况，总共五六万兵力被俘四万啊，真是折腾的一点斗志都没有。更可悲的是，很长一段时间，苏联高层竟然不知道卡恰洛夫战死了，仅仅因为失联就武断的判定这哥们儿被俘了啊，被俘就是叛变。 你没从包围圈出来，也不向组织报道啊！估计报道了，下场也很清楚。你这都部队都打光了，就你指挥官回来，肯定是枪毙。所以斯大林下令把卡恰洛夫的家人按叛徒家属发配西伯利亚啊！你去挖土豆去吧。这可是中将级别不低，战死沙场也算是壮烈殉国了。苏联竟然不知道。 啊，苏军的指挥体系啊，简直跟天津大麻花一样扭曲混乱，不得不说是这个民族的悲哀。到了八月五号，包围圈内的苏军停止了抵抗。以德军的标准来讲，斯摩林斯克战役在八月四号就结束了，但是按苏联的标准，这个会战持续到九月十号。主要是这个时候，德国内部出现了分歧，到底要不要全力进攻莫斯科？ 这个时候，德军并没有趁着胜利继续向西，也就是说呢，德军内部提出分兵的这个人，间接的给莫斯科留了口气儿。这个人就是最高统帅希特勒了啊。后边咱们会说啊，但是苏联这边呢，这个时候也有人犯傻拍脑门出了个昏招。当然了，犯傻的这个人同样是最高统帅兼业余军事爱好者斯大林了。 啊，没有全力组织防御、积蓄力量，而是在自认为德军分兵之后，盲目让部队反击。啊，认为这给了苏联红军一个反击机会。于是，从八月中旬到九月十号，苏联红军对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发动了多次反击。结果，除了朱可夫指挥的叶利尼亚反击获胜以外，所有苏联红军的反击都失败了。这些失败的反击。 使得苏联红军又遭到了重大损失。从战术角度来说，德军确实打赢了斯摩棱斯克战役。有统计说他们抓获了三十一万俘虏，也有说四十万的。击毁或缴获了三千二百零五辆坦克和三千二百一十门大炮。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志得意满的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巴巴罗萨行动胜利在望。” 但事实上来说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德军已经疲态尽显，而且损失也不小。到七月二十三号，也就是开战仅仅一个月的时间，中央集团军群的精锐力量，也就是他们的坦克兵团和摩托化兵团，损失人员将近百分之五十，基本上处于打扫战场角色的步兵兵团。 损失人员将近百分之二十，这样的战损率，德军在开战前是做梦都想不到的。因此，德军统帅部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就使用了十个半师的战略预备队，他们的预备队一共也就二十四个师，基本上都是从西线开过来的，用来加强中央集团军群。 呃，苏军虽然在兵力上损失不小啊，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啊，因为他们就人不值钱嘛啊。但是赢得了战略防御莫斯科的宝贵时间，而且呢，不得不说，在这些战役里打出了一些像斯摩林斯克保卫战这样的经典战例。顺便说一下，在斯摩林斯克交战中，苏联首次为战功卓著的兵团颁布了禁卫军称号。 同时，一些天赋英才的名将也在此崭露了头角啊！之前咱们提到了有卢金中将、科涅夫，还有一位能在日后与朱可夫媲美的未来统帅，更加传奇。而且呢，在这场战役中还成了卢金的救命恩人。那这个人是谁呢？他又是怎么帮助卢金逃出升天的呢？关于这个，咱们下一讲再说。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